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合一的心智，求你赐给我们注意，赐给我们合乎你儿子耶稣基督道的专注、谨慎，赐给我们我们没有的谦卑，让我们可以听，让我们可以宣讲，让我们所听到、所宣讲的都是合乎你心意的，讨你喜悦的。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来，在第一章他强调上帝儿子的至高的超越。他说第二节，上帝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在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借着他创造宇宙，第三节，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你只要需要看，你只需要看到儿子，你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他儿子用他大能的命令或者话语，托住万有。他儿子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高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所以他远比天使崇高。 因此，在第六节，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第十三节，上帝沉醉哪一位天使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只有子配得坐在父的右手边。仇敌是伏在子的脚底下，不是伏在天使的脚下。”接着，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第十四节，作者说：“众天使是奉差遣。” 为要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从第二章开始，作者将焦点从子的超越性转移到上帝儿子在救赎之宫里面的工作，好像他把我们的目光从天上转移到地上。他说：“第一节，所以我们必须越发注意所听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听见的道。” 或者所听见的事就是福音，就是上帝要如何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人。这个好消息，作者强调，听福音不是理所当然的，要越发注意，越发的郑重。听福音需要有正确的态度，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听了道就当下欢喜领受，然后之后却跌倒、随流失去的那类人。 这是提醒一个人，如果不在意、不郑重、不注意、不留意的听到，他就应该小心，因为这其实证明他也许根本就没有领受那福音。作者继续写在第二节，既然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凡违背、不听从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避呢？ 福音是否纯粹只有应许，还是福音也包含警戒？还是警戒是属乎、属于律法？清教徒会说，福音不只有应许，福音也包含应许和警戒。 福音对领受的人来说就是最好的应许，但是对不听从的人来说就是最严重、最大的警戒。因为凡不得赦罪的就被定罪，甚至领受福音的人都应该要认真看待其中的警告，因为有最严重的后果。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逃避呢？逃避什么？地狱。 审判、地狱之火， <laughs> 或者保罗所说将来的愤怒，很多人会说：我们不要用地狱吓人上天堂，我们不要用地狱来吓人信耶稣。可是，似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并不信这一套，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救恩，人不能够忽略这个福音，因为人没有其他的选项，别无拯救。 而这拯救起先是主亲自所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着自己的旨意，更用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和圣灵所赐的恩赐，与他们一同做见证。如今这个拯救是如何传到我们中间的呢？是借着你手中的这本圣经，来。除了这本圣经之外，别无拯救。但是。 我们的问题是，人都无法信圣经，罪人都抗拒这个拯救，因为罪人定义上就是不认为自己需要得到拯救的人。所以，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他赐给一个人新的心，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信圣经，人没有办法信圣经所传的拯救。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要看到神机骑士。 如果你想要经历那百般的异能，你就看你自己。你居然能够信你手中的这本圣经，你居然愿意注意郑重的在这里听上帝的道，你居然没有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就是神迹，这个就是最大的异能。 在你见到你的主之前，你不会看见比这个更大的神奇了。最大的异能就是叫你能够从罪恶和过犯中活过来。同样的大能，就是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接着在希伯来书二章第五节，就是今天的经文。作者写道：“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为什么在讲论救恩的时候，作者会提到将来的世界？呃，大多数的解经家会认为，将来的世界特别指的是那个还未到来的新天新地。但是新教徒约翰·欧文则认为，将来的世界在此特别是指着新约教会的时代，也就是说。 因着耶稣基督诞生、受苦、死、复活所揭开的时代，也就是希伯来人或者犹太人一直所期望的时代——弥赛亚时代。也就是说，随着耶稣的到来，将来的世界已经临到我们中间了。将来的世界与救恩有关，因为将来的世界就是救恩的结局。啊，将来的世界就是我们刚刚读到《希伯来书》一章二节的所谓的末世。 而末世并非单单的指向还没有临到的新天新地，末世就是现在。上帝的儿子现在在对我们说话，也就是说，我们与初级教会使徒们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都还在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但是他已经来了。我们都期待新天新地，但却也都活在末世。 我们都已经得救了，却也罗马书八章等候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的得救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将来的世界并非由天使管辖，言下之意，他用一种负面的方法来强调、来凸显，那将来的世界是由世界的救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掌权。第六节，但有人在某处证明说。 或者呵呵，本事，但有人在某处经文说，这个有点奇怪。谁能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作者先生？谁能告诉他是哪一段经文？哪一段经文？他接下来写的是出于哪里？诗篇第八篇。难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这是诗篇第八篇吗？当然，他那个时候没有。 诗篇没有分段，难道他不知道出于哪里吗？有人在某处证明说，就代表他知道他的听众只要听到他的读者只要读到人算什么，他们就会想起诗篇第八篇。有人在某处证明说，就代表希伯来人熟悉他们的圣经，就如洪恩堂的人熟悉我们的圣经。 就是弘仁堂的人听到台上的讲员引用经文，你马上就知道我是用哪一段经文。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希伯来的期待，这也是弘仁堂的讲员对你们的期待。有人在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此引用诗篇第八篇？ 诗篇第八篇里面，人算什么，与上帝浩瀚伟大的创造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上帝说，人虽然微小，但是他主要强调的不是人虽然微小这个事实，而是要来凸显人虽然微小，人算什么，却被赐予荣耀尊贵的荣耀尊贵的冠冕，荣耀尊贵的地位。你可以翻到诗篇第八篇，经文中有很明显的对比。 经文中对比，上帝的荣耀在天之上，超越诸天之上，而人，则是从上被赐予荣耀和尊贵。上帝的荣耀是他自己的，发自自己的；而人的荣耀，则是上帝所赐予的。上帝他创造万有，但是人怎么样？人要治理、上造上帝所创造的万物。 上帝是在天上做宇宙之王，而人在地上做王。诗篇第八篇，形容的是天上和地上的君王。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的原文是人子，单数。你可以把你圣经的世人划掉，改为人子。但是如果你的圣经是洪恩堂圣经，先不要这么做。 人子在诗篇一共出现四次，其中三次都是直接指向以色列人的君王或者大卫他自己。人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为什么？因为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十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游在水里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这会让我们想起伊甸园。这是讲论上帝的创造次序。这是大卫在引用《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 二十八节，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创世纪第一章在解释，人在创造中尊荣的定地位，并非全然来自，不止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也来自上帝赋予人君王的职分。 人有职责要治理、支配、看守、管理上帝手中的创造。亚当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他本该借着忠心效法上帝在地，上帝在天上做王，他本该忠心的效法上帝在地上做王，以反映、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创造万物，亚当则要治理万物。 这个也表示，亚当他最初被造的荣耀，并非上帝要他得到最终的荣耀。他需要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我们可以说，亚当他需要荣上加荣，随着上帝的创造，在他的治理之下，进阶升级。 人有责任要改进上帝的创造，回归大自然，从来就是从来就不是基督徒的信念。亚当他需要什么？扩张伊甸园。亚当最起初的荣耀，也需要随着他忠实执行他君王的职分而有所 improve 升级，达到另外一个层面，以得到最终的确认。 他需要治理大地，他需要效法上帝，工作六天，休息一日。他需要通过测试，他需要按照上帝的吩咐，伸手摘下生命树的果子，吃下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他忠心忠心顺服上帝的吩咐，行着所有的一切事情，他的结局就是会进入真正的安息。那七。 七天一日的安息是要教导亚当，他应该要效法创造他的上帝，进入那永恒的安息，得到永远的福乐。这个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要人进入安息，得到不朽坏的荣耀。也就是说，工作是为了安息，而不是安息为了工作。我们。 一个礼拜五天六天工作，就是为了现在。你们不是来到这里休息，为了充电加油，让你可以工作。换句话说，伊甸园不是最终的目的地，新天新地才是目的地。新天新地不是人犯罪之后的某种补救方案。伊甸园已经指向新天新地，起初就指向幕后创造。 就包含末世。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荣耀尊贵的冠冕，需要在新天新地里面得到最终的确认。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在伊甸园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哎，有一条蛇出现。亚当他本来应该工作得荣耀，但是他没有工作，他就伸手抢夺上帝的荣耀。 我会不会有点扯得太远了？我没有扯得太远。我们需要明白神创造人、受造之初、赋予人最初的使命，我们才能够明白希伯来书第二章。而且这个是非常实际切身的问题，让我问：我们该不该用吸管？吸管与香蕉。 最近一个礼拜不是吸管就是香蕉，来，该用吸管还是水管？你们有些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没有吸管，我们怎么喝真奶？吸还是不吸？That's the question。这是我们台湾人面临的抉择。我有很多朋友为此议题崩溃。 总统也需要站出来说话。珍珠奶茶，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禁止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它是真正的祸害，不是吗？ <laughs> 啊，基督徒应该如何思想这个议题？还是面对这种世俗的问题，基督徒不需要有特别基督徒的立场。嗯，基督徒该不该关心环保？还是环保只不过是？ 人本主义在作祟，而你按照上帝形象被造，你知道你被赋予治理大地使命的你，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吸或不吸？我们暂且不论我们的政府它的政策是否周全，是否有智慧，是否智障、脑残？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上帝形象在耶稣基督里重新被造的人。 身为一个要效法你的造物主治理大地的人，我们不能够只按照自己的方便与否、自己的生活便利与否，甚至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来评估我们是否该使用吸管。因为我的方便不是我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因为我的生活便利不是上帝创造我的目的。 上帝创造我的目的是要我治理大地。我不需要告诉各位该不该用吸管，我真正在意的是，你必须按照比外邦人更高的标准来评估这件事情，因为你被赋予的是最高的标准，你不能只像外邦人，因为你个人的不方便，就怪政府脑残，你也不能说政府没有资格来干涉你。 上帝赋予政府权柄，限制你不能闯红灯，他限制你不能在玉山乱丢垃圾，他限制你不能在捷运站吃东西。这个是，呃，政府应该在我们所谓的普遍恩典的范畴之下所尽的责任，要限制人的犯罪。我们当然可以，我们也必须评估政府的政策是否合理，是否有智慧，是否合乎公义。 我们甚至可以抗拒政府。我很小心的说，我也预设你会仔细的读罗马书十三章。重点是，不论我们同意或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基督徒需要更高的评估标准，更高的行动基础。行动的基准就是基督徒的精准。这个基准不是我们个人的方便与否，也不是我们个人对某个政党的忠诚。 你必须问自己：用或不用吸管？我是否在这件事情上面忠实的履行上帝赋予我治理他所创造万物的职责？我是否不止利用，更是治理上帝的创造？基督徒可以，基督徒也必须问：我如何减少台湾每年八百万公吨的垃圾？ 塑胶乐圾流入海洋，我们必须评估该或不该用吸管。按照圣经的启启示来评估，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行动。我们必须思考是否该喝珍珠奶茶。我是认真的，因为什么？因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什么？ 为上帝的荣耀而做，为荣耀上帝而做。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吗？我们真的相信哥林多前书十三三三十一节吗？还是只要基督徒走出教会，只要我们走出红恩堂，就把圣经留在教会，还给教会？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该或不该用吸管？你必须知道哪一节经文。你必须思想我们该如何在世而不属世。 因为你的心意都归属基督，你所有的思维都在他的话语的管理之下。我们有责任在普遍恩典的范畴之中，或简单的说，我们有责任在世俗环境之中，按照上帝的启示行事为人，包括治理世界。而我们也必须明白，这样做并非为了要拯救世界或者拯救。 母亲大地，大地母亲，Mother Earth，或者永续生态，基督徒的中心治理不等同世俗的环保主义。我们不拜大地之母，我们有最切实的认知：人没有办法拯救世界，生态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永续，因为万物都走向了大而可畏的结局。伊甸园之后，人再也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中心。 凭着中心的治理来赢得新天新地，我们也必须认知人中心管理上帝的创造，并非要在地上实现新天新地。这不是社会福音，上帝的国度来到临到，按照彼得的话，是像贼一样的到来，是透过毁灭性的更新，在地上实现新天新地是上帝的工作，是按照他的。 时间。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心的治理？亚当因为犯罪失去了荣耀的冠冕，但这并不表示他就不再需要治理大地，反而他必须加倍的治理大地，因为万物都陷入因为罪的缘故，叹息、咒诅、叛乱之中。人既然背逆上帝，万物就。 反抗人，罪就打乱了上帝的原来创造秩序。罪人不能够再凭着行为得救，或者靠自己的工作进入安息。但这不表示我们不工作，也不再治理。我们必须工作，也必须治理。这不是说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进天堂，这是在基督里被新造的人所应该行出效法上帝的本分。 也是上帝指定人进入天国的唯一途径。用另外一种方法解释，这个对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来说，对你我来说，治理大地、中心的治理大地，只不过是先让我们预尝、预先尝到那新天新地。为什么诗篇第八篇会出现在希伯来书第二章？ 救赎，救赎的目的是什么？救赎的目的和创造的目的是一样的。新约称救赎为新创造。保罗说：“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中文新造的人。”直接翻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新创造并没有更改上帝起初创造人的心意。 最终的宗旨就是要人得荣耀，进入永恒的安息，与我们的主面对面，不再凭着信心，而是凭着眼见见主，眼见上帝的荣耀，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脸上看见上帝的荣耀，荣福直观，与上帝享有永远的联合与交通，与基督一同作王，得到荣耀尊贵的冠冕。 得永生。我们的目的地和伊甸园里面的亚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上帝对人的心意从来就没有改变。但是人算什么？你既然顾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人在诗篇第八篇形容，形容的是人在上帝创造次序之中本应该有的地位。 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则引用诗篇第八篇，来凸显罪人在救赎历史之中的景况。本来应该做王的人，本来应该凭着管理上帝所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上，确认他的王权。现在却希伯来书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现在却不见万物都服他。 因为犯罪人失去了荣耀的冠冕，因为罪必定要死的人要如何得荣耀？死人该如何进入新天新地？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该如何出死入生？希伯来书二章，它不止形容人的处境，它也描述人子的救赎之功。 第一个亚当失败的地方，幕后的亚当必须成功。堕落之后，亚当和我们都无法凭着自己的顺服得到永生，那条路已经关闭了。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必须成为人子。他来到世上，他全然的顺服。他说：“我的父工作，我也工作。”他带来新的创造，他完成了救赎之功。 但是你注意，人只要得到他荣耀的冠冕，他就不止必须顺服，他必须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相较于耶稣，亚当其实很好过，不是吗？或者用成功神学的说法，亚当他是被放在一个得胜的环境之中。 他不需要抵抗罪到流血的地步。他本来就应该成功。他是在荣耀中被造的，他有上帝的形象，他有上帝的知识、公义、圣洁，他心中有上帝的律法。他本该凭着流汗就得到那不朽的冠冕。而女人的后裔，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 幕后的亚当，人子，他道成肉身，他生在律法之下，他降卑进入羞辱。那位创造天使，那位天使应该向他下拜的，现在却成了比天使还要小。他身在羞辱之中。 他必须在羞辱中工作，才能够进入荣耀。他没有强夺上帝的荣耀。他如何工作？耶稣如何治理万物？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好奇，为什么那马可福音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 他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马可福音没有叙述耶稣受什么试探。可是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他说什么？在第一章马可福音，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与野兽在一起，同处一处。Why？耶稣和野兽在一起干嘛？耶稣驯服了野兽。” 耶稣制服了天上、地上、海里一切执政的掌权了。耶稣他如何得荣耀？第九节，希伯来书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微小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亚当本凭着汗水就可以得荣耀，他只要工作就可以得荣耀。 耶稣基督必须流血。他之所以成了比天使微小唯一的原因，就是要受死的痛苦。为什么？好使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为上帝的恩典。 因为如果他不为我们尝死味，因为如果他不流血，如果他不经历死，我们就必须流血，我们就必须死。人算什么？让我们思想上帝在最初的创造之中，他赐予人何等的恩惠。各样树上所出的，你可以随意吃；生命树的果子，你要随意吃；永生的应许。 永恒的安息，永远的福乐，这一切都是恩惠，这不是被造的人理所当然可以赚的。再让我们思想，上帝在末世的救赎之中，赐予我们更大的恩典。上帝既不顾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上帝起初是借着他的道创造了万物。上帝在末世的时候，他的道必须道成肉身，他的道必须死，他的道必须流血。上帝的创造之功赐予人生命，但是上帝的救赎之功则赐予人他自己独一的爱子。这样，上帝就把他自己赐给我们。 他的道，他的儿子，他的圣灵，他赐给我们一切。他的道，他的儿子，他的圣灵，他再也没有可以赐给我们的。这就是为何新教徒他们瓦阿曾会说，救赎之功比创造之功更加的荣耀。上帝的救赎之功比创造之功更加的荣耀。 我想，这是今天经文合一的总结。亲爱的，人算什么？上帝的儿子居然成了人，为了要替人尝死味。所以，确实，你总该问，你总是要问：人算什么？我算什么？ 你生命的价值，你的行事为人，都必须按照上帝创造你，他不止创造你，他牺牲他的儿子拯救你的这个事实来评估。世界会告诉我们，我们配得一切，我们要什么就应该有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配得，我们什么都不算。亲爱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吗？ 你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人总是努力的寻求自己的价值。你看你自己，你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但是你看他，你就知道你值得万有，因为你是他用重价赎回来的。这个就是救赎的荣耀。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在第二章。 之后，继续的诉说这个救赎的荣耀，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多次要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份子。他不以称我们为弟兄为耻，他不以我们为耻，他凡事与我们一样，他有血有肉，他会流血，他为我们舍命，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 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命令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为只有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才有永生。朋友，哈，你必须问你自己：你吃过他的肉，喝过他的血吗？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你需要。 你需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为你不尝他的肉，不喝他的血，你就必尝死味。这是他必须做的，他必须把他的血肉之躯给了我们。这个就是救赎我们的代价。人算什么？为了拯救我们，他必须道成肉身。人算什么？人的罪居然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 人算什么？什么都不算，只不过是尘土灰烬，比尘土还不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为了叫人得荣耀，为了要领我们进入荣耀，上帝的儿子亲自成了血肉之躯，道成肉身。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思想道成肉身的奥秘。 我要叫我们总是赞叹上帝救赎之荣耀。最后，就如奥古斯丁所写的，Augustin，一千六百多年前写：“造人的主被造成人，以致星辰的主宰需要在他的母亲怀中哺乳。” 以至于生命之粮会饥饿，以至于生命之泉会干渴，以至于世界的光会沉睡，以至于道路真理生命的道路会在路途上疲惫，以至于真理被假见证人控诉，以至于夫子被鞭打，以至于根基挂在树上，以至于全能成了软弱，以至于。 医生负伤，以至于生命死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赋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我们算什么？你居然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算什么？你居然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 因为你的儿子戴上荆棘的冠冕，我们就有荣耀、荣耀的冠冕。我们所盼望是何等的荣耀！为此，我们感谢你，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门。